下一个小时的时间呢，继续来看一百八十二页以下。那刚刚把这个呢，关于呢诉讼代理权的范围呢介绍那个段落之后，那在各位书上一八三页这个七十条之一呢，同学自己看一下，它算是一个技术性的特别规定啊。也就是呢，律师的权限，如果呢这个律师啊是审判长一职权呢为当事人所选任的话。 那么这时候呢，该诉讼代理人的权限扩大，只是不得为舍弃认诺、撤回和解。那立法理由，各位简单了解一下。九二年为什么要增订这个条文呢？ 因为民事诉讼法上散见在各个章节里面，其中人事诉讼程序最多，人事诉讼程序有很多所谓法官要职权帮当事人呢选任诉代的规定。那么最典型的，像收养事件里面，人事诉讼程序呢有五百八十四条的规定。同学有兴趣的话，自己翻一下。那像呢后面这个五百八十四条以下的规定，像五百八十五条，法院就。 法律就规定了，收养诉讼如果养子女是未成年的话，那么五八五说呢，审判长可以依职权或依申请呢，为这个呢养子女选任律师为诉讼代理人。那凡是民事诉讼法上有特别规定，说法官可以职权帮当事人选任律师的话，那立法者说啊，法院职权选任的，讲白一点哦，好像感觉比较品质一点。 这个律师是法官的一职权帮他选任的，大家对他稍有信心一点。既然是法院职权选任的律师呢，品质比较有控管，比较有控管的情况下，相对的他的权利应该要稍微的大一点。所以七十条之一呢，基于这样的一个立法概念，特别规定说啊，律师如果不是当事人自己选的，而是法院审判长依职权加以选任的话，那原则上呢？ 不需要所谓特别授权的，你呢这些行为都可以做，但是舍弃认诺撤和解这四种呢，因为影响当事人权益，毕竟比较重大，所以我们直接禁止你为之。好，这是呢七十条之一呢特别规定，有别于七十条第一项。同学把法条文字呢稍微对照一下就可以了。 好，那么呢，关于这个律师诉代权限的部分，我们就为同学说明到此。紧接着回到刚刚黑板上体系表的第二点呢，诉讼行为不一致的问题，这个在各位书上的一百八十四页。第五个标题，什么叫做诉讼行为的不一致呢？ 那么这个内容，同学在看之前呢，一样先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免得你的前提架构还不清楚，就去看这些文字的分类呢，反而混乱了你的一个基本观念。那其实啊，第五个大标题呢，它在处理一个食物上经常发生的现象，什么现象呢？有的时候会人多嘴杂了。哎，什么叫做人多嘴杂？来，你翻一个条文看一下七十一条的规定。 整个第五个大标题就是考你七十一条跟七十二条这么简单的一个基本条文规范。那什么样的一个基本规范呢？七十一条告诉你，诉讼代理人有两人以上者，均得单独代理当事人。什么意思呢？ 你只要够有钱后你可以组一个律师团。没有人规定你一次只能请一个律师。你老兄如果很豪野、很有钱的话呢，你要请两个、三个、四个都可以。那一旦你请的是律师团，代理人有两人以上的话，立法者怎么讲？ 每一个律师都可以单独代理你，也就是立法者特别规定，不是要所有的律师一起行动，每一个人都享有的完整单独代理的权限。既然如此，无可避免的，一定会产生。 代理人跟代理人间不协调的情况，譬如说 A 律师主张诉讼标的是七六七，B 律师却开庭讲说诉讼标的应该是一七九才对。哇，这两个律师讲的不一样，偏偏法律又规定可以单独代理你。那现在你要考点就是了，那到底哪一个律师讲的对哦？A 说诉讼标的是1七九，B 说是七六七。那本件诉讼的标的到底是要以一七九为准？ 还是以七六七，这就叫代理人间的不一致。同样的情形呢，也可能会发生在本人跟代理人的不一致。为什么呢？你请了律师之后，我们法律可没有规定，本人委任律师之后就丧失了诉讼的权能，没有。 所以你请了律师之后，你还是一样可以跟律师去开庭，你在诉讼中还是可以独立有效为诉讼行为，因为民事诉讼法并没有规定说本人委任律师之后本人就丧失了诉讼的权能，没有嘛？所以既然你也可以独立为诉讼行为的话，那也有可能发生所谓本人跟代理人间的不一致。 所以简单来讲，这个专题就是在讨论刚刚我们说的，人多嘴杂会产生意见不一，而意见不一不外乎分成两种情形。第一种就是刚刚讲的，你的律师团律师跟律师间意见不一致；第二个就是啊，你本人跟代理人律师间行为的不一致。当你发生行为不一致的时候呢？请问你法律上应如何处理？ 好，关于这个问题，学说跟实物呢吵了十几年之后，现在终于形成共识。所以你现在考这个题目反而比较简单，不用记那么多繁复的假所以说，现在已经有结论了。我们的结论采的是呢区分说又来了。那什么叫区分说呢？各位啊，书上的写法跟黑板上的这个树状图不太一样，但是那个只是描述方法的不同，结果都一样。 我们刻意在黑板上跟你用另外一个方式讲解，那你自己斟酌，你觉得呢？黑板上这种讲法你比较好记，还是说你认为书上一八四页到一八五页的方式你比较好记？这都可以见仁见智，内容是一样的，只是换个不同的表达方式。怎么说呢？我们区分说的见解就是先分成。 代理人跟代理人的不一致，或本人跟代理人的不一致，然后在这两个类型里面又细分，事实上陈述的不一致，还有法律上陈述的不一致。 来黑板上讲解呢，是用这样的分类，所以分成四个类型，刚好跟你书上一八四页以下完全一样。啊，不同的地方是一八四页的分类，它那个大方向是先分成什么呢？事实上的陈述不一致，跟法律上陈述不一致，它的大方向是先这样分，然后每一个类型之下又细分成本人跟代理的不一致，还有代理人跟代理人间的不一致。 所以各位啊，就是我们刚讲的四个类型是完全一样，只不过吼切入的角度不同啦书上是先分成事实上不一致、法律上不一致，哦，我们黑板上是先分成本人跟本人的不一致，还有代理人跟代理人间的不一致，不同的切入，但是呢，最终四个类型的结论完全相同。那一般来讲啊。 根据前几届实验的结果好像是黑板上做的分类方法呢，同学会稍微好记一点点。好，为什么呢？来，你不要死背四个类型，其实游戏规则都一样。你永远记住一个观念，什么样的观念呢？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分啊为什么要分成事实上跟法律上的不一致？整个学说体系的架构就是。 事实问题本人最清楚这一点，各位应该很好懂。只有当事人本人才是亲身经历案发经过之人，他对事实的认知一定比律师代理人清楚。譬如说车祸侵权行为案件，各位什么叫事实上的不一致？当事人说呢，车祸的时间是下午三点左右，律师却在状子上讲车祸时间是早上十点左右。 这种考题就叫事实上的不一致。针对车祸发生的时间点，所谓事实上陈述的不一致，指的就是呢单纯事实经过的描述不一致。车祸时间到底是早上十点还是下午两点？当你有这种事实上不一致的时候，怎么办呢？来，你不用看书本，自己用基本常识推。事实上的不一致如果出现在 本人跟律师的不一致的话，一定是以本人的陈述优先。理由很简单，因为事实经过本人才是亲身经历的，他一定是比律师还清楚，所以他讲的话比较可信。因此，我们法律上当然以本人的陈述呢为优先。好，那么你再往上对，那这个事实上不一致。 也有可能是发生在代理人跟代理人间的不一致，本人都没有讲话，反而是两个律师讲不一样。A 律师说是早上十点车祸，B 律师说是下午两点车祸。那车祸时间到底是早上还下午哦？ 这时候呢，律师跟律师间的不一致就没有谁的效力优先的问题，因为两个律师都是状况外，都没有亲身经历过车祸，所以你们两个讲的不一样。那回到法院自由新政的一个空间，法院自己照调查证据、认定事实的结果。 依自由新政加以判断，没有说哪一个律师的陈述呢效力优先的一个问题。那么这就是呢事实上的不一致呢。万一发生在代理人跟代理人间的时候，现行诉讼法上的游戏规则。好，那接下来剩下一个法律上陈述的不一致。什么叫法律上陈述的不一致呢？就是关于诉讼法上面发生法律效果的诉讼行为呢？ 你们的陈述不一致，什么叫诉讼行为的不一致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开庭的时候，譬如说第一种情形，代理人跟代理人，当事人甲很有钱，他请了两个律师。 是很有钱，请了两个律师，但是很不幸呢，他还是受到败诉的判决。那题目就问你了，一审呢判某甲败诉，那么呢某甲跟律师收到判决书之后呢，两个律师的步骤不一。A 律师说奋战到底啦，我们要上诉呢，阿堵到底。B 律师说算了，这个案件不会赢哦，还是审一审裁判费 B 律师呢具状表示要舍弃上诉。好，请问你。 本件诉讼到底是有没有发生上诉的效力？因为你们两个律师单独代理的结果，一个说要上诉，另外一个说不要上诉。那这个案子到底有没有上诉呢？标准的法律上陈述的不一致。所以法律上陈述不一致的定义很简单，是与事实经过无关，纯粹诉讼行为呢内涵的不一致。 一个是上诉的行为，一个是舍弃上诉的行为，这个已经不是单纯事实的描述，而是你们诉讼法上诉讼行为内涵的主张不一致。这时候怎么办呢？这种情形反而单纯，只要是法律上的不一致，我们现在通说的见解是，根本不要管是代理人跟代理人的不一致，还是本人跟代理人的不一致，不管了，两种情形都一样。 处理的方式都是呢。 依各该行为的性质呢，然后回归诉讼法上一般的原则定之呢，讲白点啦，你就看呢我们诉讼法上呢针对该诉讼行为的一般规范如何。听起来是很模糊，这个要带你看实际的案例就很清楚了。黑板上只举两个例子跟你做说明，那同学自己有兴趣的话，你要多练习的话呢？ 麻烦你自己回家看一下一八七页以下到这个一九零页，我们一百八十七页以下这边有一个实例题呢。一八七页最下面这个实例题拆成六个小题呢，全部都是在针对行为不一致呢跟你设计实例题，让你多练习强化这个观念。那我们课堂上时间有限，不可能六个题目带你看，基本观念懂，你回去自己复习，一定看得懂。 黑板上是很简单的，举两个例子跟你说明游戏规则。什么叫做一个该行为性质呢？分别来处理呢？讲白一点啦，你就看说呢，譬如说这个题目，A 律师说要上诉。好了，啊这个呢，上诉跟舍弃上诉的行为呢，你就看它效力发生的一个先后。假设说了。 人家题目时间点是说，舍弃上诉的行为先到达法院，先生效。三月一号呢，B 律师就说舍弃上诉；三月二号，A 律师才说要上诉。这时候反而变成上诉行为是无效。本件因为舍弃上诉呢，已经发生判决确定。因为你后面会念到《民事诉讼法》四百三十九条怎么规定呢？舍弃上诉权者呢？ 丧失上诉的权利，所以你如果是舍弃上诉权先的话，依照四三九，你这个案子的上诉权没有的啊。既然没有的话，你后面再提起上诉就变成一个不合法的上诉。所以本件诉讼反而是呢，因为舍弃上诉权的结果呢，而先行确定，再来换第二个题目问你。今天如果题目改成这样。 本件的诉讼标的请求权，就像我们刚讲的，B 律师在三月一号的时候写状子跟法官讲，我们这个案子告的是一七九。啊可是两个律师步骤不一致，A 律师呢三月二号另外写一个状子说，我们这个案子的诉讼标的主张的是七六七。好，请问你这个案件的诉讼标的到底是哪一个？这种情形下，反而反过来。 本件诉讼的标的应以七六七来认定，为什么呢？回归一般原则，三月一号先跟法院主张一七九，三月二号又主张七六七，这后面也念到两百五十五条构成诉之变更嘛。你先讲一七九做标的，后面有一个相抵触的主张七六七。 那这时候变成后面的主张变更前面的主张，本件反而变成数字变更。所以数字变更一旦合法，法律效果就是。 变更前的旧诉讼一七九视为撤回，法院专就变更后的新诉讼、新的这个标的加以审理即可。所以呢，这种所谓法律上陈述的不一致，效力如何？答案是不一定。像这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就是呢，B 的行为发生效力。 第二个题目反而是依照 A 律师的行为为准，它的差别就是完全依照各该诉讼行为不同的内涵，回归民事诉讼法的一般原则来加以适用，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你要先看那个。 不一致的诉讼行为，法律上的性质如何？再依照相关章节分别的规定呢，来加以解释处理即可。好，那么以上我们就简单的针对法律上不一致的游戏规则呢，跟同学说明到这边。 好，那整个诉讼代理章节相关的内容到这边，一个段落。那至于各位书上的一百八十六页以下，第六个大标题诉讼代理权的消灭，七十三条以下的规定，刚刚黑板提过了，今天先讲不到，那个留到后面呢。诉讼程序停止章节介绍完的时候呢，再合并的就整组条文七三一七三一七四这一整组的条文合并来做介绍。 所以我们今天这边先留下一个尾巴，这个七十三条有关的相关讨论呢，暂时先把它跳过去。那第九节呢，诉讼代理的章节相关的重点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紧接着呢，继续回到我们刚刚先程序后实体的基本架构。两百四十九条所规定的七种程序合法要件，我们已经看完了五种，剩下后面两种情形。 所以呢，你把目光再回到你的小六法，看一下两百四十九条第一项的第六跟第七这两款的条文。来，二四九条第六款第六种程序合法要件非常的抽象。来，条文怎么说呢？ 起诉不合程式或不备其他要件，那以或”这个字为分水岭。第六款包含两种情形啦。法条说不合程式或不备其他要件，分别在规范两种不同情况。那第六款非常简单哦，因为第六款刚好涉及到两个章节。 啊，很巧的是，这两个章节我们都请你自己看，因为它是诉讼法上非常简单、非常琐碎的两个小单元。我们时间有限，没有办法浪费美国时间的一个条一个条跟你慢慢看，这你回家自己看，保证看得懂啊。回去花一点时间呢，稍微瞄一下，怎么讲呢？第六款的文艺解释啊，包含两种情形，一个叫不合程式。 第二个叫不备其他要件，非常笼统。那这个条文什么意思呢？来，所谓法条讲的起诉不合程式，这个呢，现行实务跟学说一致的见解就是呢，书状不合格式。 诉讼是一个要事行为，各种诉讼行为基本上立法者都会要求你书状状纸的方式为之，所以起诉要写起诉状，上诉要写上诉状，反正就是一个共通的原则，叫诉讼行为要事性原则。你做什么事基本上都要写状纸，既然要写状纸，无可避免的，立法者要统一规定。 状纸的格式内容，你各种状纸要怎么写呢？这种书状的格式内容呢，立法者有统一的规定。那统一的规定呢，法条的依据呢，同学可以简单的翻一下，状纸到底要怎么写呢？民事诉讼法的总则篇里面，在一百一十六条以下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这个你自己翻一下就好。一一六条，你看一下。 哎，各位，这个不用背哦，你不要无聊去背这个书状应记载事项哦。一六条第一项说，当事人不管什么状纸，除别有规定之外，应记载下列八种的事由。看一下有印象就好了，没有人叫你去死背哪八个，反正重点就是哦，状纸的写法你就按照一六条的规定啊。写完状纸之后，一七条说要签名或盖章。 这都是很简单的技术性规定，所以我们不会浪费时间在课堂上，还跟你做什么逐条意义。你自己真的有兴趣的话，来我们书上关于书状城市的逐条示意在五至四页以下到五至八页，专门有一个单元叫当事人的书状。你对逐条示意有兴趣的，自己去翻五至四页到五至八页。那么呢，你的书状如果不合成式，法律的效果就是。 构成程序不合法，所以法官收到你这个案子，如果发现你状子乱写，你的状子规格根本不符合我们法律的规定，会先裁定命你补正，请你依照一六条以下的规定呢，重写一份诉状，合乎格式。你有重写就好啊，没有重写的话。 命你补正，预期不补正，程序不合法，驳回。所以呢，诉状不合程式，就是典型的第六种的程序合法要件，构成二四九条第一项第六款所谓的起诉不合程式。那简单的在黑板上点一下相关的法条跟了文字的介绍，课堂上不做说明，请你回去自己参考五至四页以下相关的内容。好，再来第二种情形。 第六款后半段有提到，或不备其他的要件，哇，这个也很抽象。什么叫做起诉呢？不备其他的要件呢？这个抽象的条文呢？法律上呢？现在我们一致的见解认为啊，不备其他要件，抽象归抽象。但我们现在统一的见解是呢？ 最没有争议啊，也唯一会考的，他不会考你有争议的，一定考你没有争议的。不被其他要件，最典型的就是在指呢，你的裁判费没有缴纳。民事诉讼采的是有偿主义，国家为了避免人民滥诉，所以各位有个基本的常识，为了怕你当刁民乱告，所以民事案件都要缴裁判费。 原告告人家，你要先缴钱，押一笔钱在法院，那个叫裁判费。那裁判费的计算方式呢？各位自己注记下，七十七条之一以下的规定。 你到底要缴多少钱给法院？我们有一个章节独立在规定各种不同的案件收费的标准不一样。哎，这个是很简单的文艺解释哦。课堂上不会浪费时间一条条跟你讲，你自己翻一下你的小六法七十七条之以下呢，就是呢再告诉你每一种案件怎么样去收裁判费。那么其中呢最普遍的标准，你看一下七十七条之十三。 七七条至十三呢，基本的原则就是啊，以你的金额来做征收。你告人家金额在十万块以下，缴一千块就好；超过十万到一百万，每多一万块多征收一百元，这是小学的数学哦。所以，假如人家问你说，告人家两百万要收多少钱呢？你就依照七七条至十三的规定。 两百万的金额先拆解成十万块以下收一千块，然后从第十万元开始到第一百万的部分，每多一万元多征收一百元；超过一百万的到两百万之间的每一万元，则是多征收九十元。就按照这个标准算出你到底要缴多少钱给法院。所以诉讼法上的游戏规则，为了避免原告滥诉起见，原告要先预缴裁判费。 告人家的，自己先拿一笔钱压在法院，透过这个制度比较可以避免原告滥行起诉，因为你要先拿一笔钱压在法院，压在法院之后呢，游戏规则呢，最后告诉你，如果最后原告胜诉的话，裁判费是向被告征收；如果原告败诉的话，你先前交给法院的裁判费就被法院没收了。 不能要求返还，借这种缴纳裁判费的制度呢，希望可以吓阻呢人民原告呢滥行提起诉讼。那所以呢，如果你呢告人家没有缴纳裁判费的话，法院先裁定命你补缴。如果期间到了你还不补缴的话，直接就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那整个裁判费的章节条文很琐碎，从七十七条之以下呢。 好几十个条文了。那如果同学有兴趣的话呢，我们书上第四章诉讼费用的章节呢，就是跟你做逐条示意啊这个章节我们课堂上也不会讲。 因为呢，这些法条都是呢很琐碎的逐条示意你只要自己看呢，一定都看得懂了。我们时间有限，不会一项一项跟你讲说啊，A 这个案件怎么收，B 这个案件怎么收。因为每一个条文针对每一种案件的收费方式呢，都有明文规定，你自己对照逐条示意就好了。那这个在国家考试你放心啦，也不会有人这么无聊呢考你这么琐碎的东西。 唯一会的就是结合上诉审，结合四百六十六条三审程序，有一个上诉最高法院金额的规定。那那个我们留到下册的部分呢？ 讲到三审会花时间一堂课完整介绍，所以呢，今天在总论的部分，这一些琐碎的法条呢，我们都不先跟各位同学做说明，因为这些大部分都是你回去呢自己看逐条示意对照条文的文意你就知道每一种不同类型的案件收费征收的标准不尽相同啦。那这个部分呢，只要你没有缴费的话呢，法律效果就变成了起诉不被其他要件。 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所以第六款的部分非常简单，把这些观念提醒同学注意。细部的法条逐条示意呢，我们都请同学有兴趣的话自己回去翻阅书上相关的一个章节。好，那第六款看完之后，第七款同学看一下条文的规定。 第七款的部分呢，今天也讲不到，因为它都是后面呢陆陆续续相关单元会提到的一些呢章节内容。像第七款提到起诉违背二五三二六三或者违背判决效力既判例的规定，就是四百条、四百零一条的规定者呢，程序不合法，驳回。 那这个同学今天看一眼有印象就好了。我原来第七个程序合法要件内容很多，违反二五三一事不再理、二六三诉之撤回的效力规定，或者违反既判例四百条、四百零一条规定，都构成程序不合法。那至于二五三在讲什么，二六三在讲什么，四百条、四百零一条在讲什么，这我们都是留到后面相关章节再去说明。 今天你先瞄一知道哦原来第七个程序合法要件，指的就是违反二五三、二六三、四百条跟四百零一条的情况。先有这个基本的观念就可以了。好，所以我们整个呢两百四十九条法定的程序合法要件，基本上就先针对一到六款的部分跟同学做一个说明，第七款留到后续相关的单元呢再来加以介绍。 那二四九条呢？先带同学看完之后，剩下的时间，来各位书本往前翻，翻回当事人章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单元。来，你看一下第三节当事人适格的概念，在各位书上的二十三页下，从这边开始呢，进入到当事人章节的核心考点所在。 如果同学还有印象，我们上礼拜提到过，当事人这个章节的内容虽然很庞杂，总共九个单元，但是考来考去呢，最重要的就是呢，第三节的当事人事格，第四节的共同诉讼，还有第五节的诉讼担当这几个单元，算是呢比较核心的重点概念。那我们现在就请你呢回归呢第三节以下。 二十三页来看一下这个名词“当事人是格”，民事诉讼法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说理论。这个名词呢是典型的法条以外纯粹学说实务创设出来的概念，所以说你从诉讼法第一条开始翻，翻到六百四十条。 没有任何一个条文跟你提到什么东西叫当事人适格，所以它真的是法条完全没有规定，纯粹是学理创设的概念。那晚近这几年的国家考试呢，出现的频率还蛮高的，就是考同学有没有念到这个呢？法条外的纯学说理论。好，那什么叫当事人适格？来讲这个观念之前呢，请同学基本观念一定要先清楚。 我们之前讲过，程序合法要件有两种，当事人适格还是在程序合法要件里面打转，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在先程序后实体这一顶大帽子之下打转。好，既然是先程序后实体，什么叫程序合法要件呢？来，上礼拜提到过，类型有两种。 变，同样的架构了，法定的程序法要介介绍完了，二四九条所列的这七款，这个最没有问题，因为是法律白纸黑字有规定的，啊，当然就依照法律的规定走。现在要登场的是，有些是法律没有规定，二四九没有规定的，这个叫做呢法无明文，纯粹是学说理论创设出来的程序合法要件。 最典型的两个名词叫当事人适格跟保护必要，都是非常抽象的文言文。好，基本体系先厘清，你就了解哦。原来我们现在要看的什么当事人适格这个名词体系上，还是属于程序合法要件之一，还是在先程序后实体这一顶大帽子之下来做打算好，既然如此，你会有一个疑问。 哎，那两百四十九条已经规定了七种程序合法要件，规定七种这么多了还不够吗？正是如此后，国内的学者跟实务认为真的不够。我们就是希望呢，那个前面过滤筛选的门槛越多越好，因为呢案件实在太多。讲难听一点，法院想要推案件了，我不希望所有大大小小案件全部挤到法院。 我希望呢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过滤筛选机制，可以淘汰掉三成以上甚至一半的案件。案子进来，我不是照单全收，能够以程序不合法踢掉的，尽量就在前阶段把它踢掉。所以呢，我们认为啊。 筛选过滤的门槛，如果只有两百四十九条个款，真的是不够。我们希望在法律明文之外，额外创设出其他过滤筛选的机制，彻底的达到淘汰无益诉讼的目的。 这个避免无意诉讼这句话反复了 n 遍，因为它是整个呢程序合法要件架构的基本核心概念。先程序后实体原则最原始的目的就是要避免无意诉讼，筛选淘汰掉一些没有营养、没有必要的诉讼，避免他们浪费司法资源。既然如此的话，你怎么去认识当事人适格这个理论呢？ 听这个前导法理好像听得懂，可是呢，带你看一个实际的案例，你更有深刻的体验。一般教科书让你了解为什么要创设当事人资格，教科书上最常举的例子呢，这个同学并不陌生。你要了解这个抽象的法律理论之前呢，别的不说了。 我们请你看一个呢活生生的案例，透过实际的案例比较能辅助你了解抽象的法律理论。今天假如你是法官，你收到一个奇怪的案件，什么案件呢？有人要打离婚诉讼，哎，结果定审一看不太对，这个离婚诉讼的原告是一个莫名其妙的第三人。原告是 A，他并不是夫妻的一方。 A 呢，列甲夫以妻为被告提起个呢，请求甲乙呢离婚诉请裁判离婚事件，状纸上怎么写呢？A 就说我是这一对夫妻的邻居了，我已经忍耐他们到了极限，这一对夫妻呢每天晚上都在吵架打架。 吵吵闹闹的邻居呢，根本都不用睡，感情这么不好呢，干脆我来帮你们了结业账哦。你们不想离婚，我当坏人了，我当原告诉请你们两个离婚，不要再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了。请问同学，这一个离婚诉讼，法院应如何处理？借这个案例，就是要你回头思考这个体系。来，这个案例的特色在哪里呢？如果你依照二四九条的规定。 如果你只有依照二四九条所列的七种程序合法要件，你会得到一个结论，叫这个案件的程序完全合法。哎，为什么完全合法？因为你对照一下看，他们是离婚民事案件，所以一定符合二四九条第一款民事审判权，第二款也符合。他们是向夫妻的住所地去告，所以管辖没有错误。 第三款，当事的能力也具备，因为原告、被告都是活着的自然人，依照四十条第一项都有当事的能力。第四款也具备，大家都成年，民法上有完全行为能力，诉讼法都有诉讼能力。第五款也具备，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本人诉讼，没有请律师，所以不会有第五款欠缺代理权的情形。第六款也具备。 A 的状子中规中矩的，完全按照格式，裁判费也缴了三千块，所以它也没有第六款的不合法，第七款都具备，既没有二五三一事不在理，也没有二六三数字撤回另行起诉的问题，更没有四百条既判例一事不在理问题。哇对照的结果就是依照二四九的第一款检验到第七款程序合法要件完全具备，那现在问题来了。 程序合法要件完全具备，难道你就要承认这是一个合法的诉讼程序完全都合法？所以我们要开启诉讼，进入实体审理，去审酌胜败诉的认定，真的要这样吗？那么呢，国内的学说跟实务认为，当然不是，理由何在？你如果让这种案件进入审理，标准的产生无益诉讼。 为什么会产生无意诉讼、浪费司法资源呢？同学，冷静脑袋转一下就知道，夫妻是甲乙，甲乙都不愿离婚，没有离婚的意愿。甲乙可能认为，我们培养感情的方式就是吵架、骚扰邻居，从其中得到乐趣，你们外人无法想象了。所以他们两个都不愿意离婚了。你如果让一个第三人、外人诉请离婚。 纵使法院判他胜诉确定，纵使耗费一堆司法资源，最后判原告胜诉，这也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无益诉讼。为什么呢？判你原告胜诉，消灭甲乙的婚姻。请问你，甲乙如果本人没有离婚的意愿，你今天判我们婚姻消灭，判决确定。 明天我们再跑去户政机关，再重新结婚登记制，我们又变成合法的夫妻。晚上回到家继续吵闹，然后隔天的邻居再来告我们离婚诉讼，一直告下去，一直判邻居胜诉。但是我们胜诉后的隔天，我们自己再重新结婚一遍，又恢复成配偶关系。如此一来，永远没有办法达成消灭婚姻的目的。 所以从实质层面来看，不就是典型的无意诉讼，浪费司法资源吗？可是这样的无意诉讼，依现行成文法的规定，二四九条的第一款到第七款，居然没有办法在程序阶段就把它打回票，一定要进入实质审理，一定要让法院浪费司法资源去处理，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所以呢，我们的实务跟学说才会认为。 程序合法要件只有二四九条是不够的，只有这七款是没有办法充分达到过滤筛选淘汰无意诉讼的机制，所以势必要在成文法之外额外创设法条所无的抽象法律概念。 这样才能够更完整周延的涵盖，可以呢淘汰掉一切的无意诉讼，避免有一些案子浑水摸鱼呢进入司法体系，浪费司法资源了。这就是为什么在法律明文之外，我们还要特别承认所谓法条以外的程序合法要件。那现在学说跟实务上的通说见解呢，非法定的程序合法要件。 最常见的就是当事人适格跟保护必要，所以各位回家前我们就先来看啊，什么叫当事人适格？来，当事人适格这个名词的定义呢？同学看一下二十三页，通常你第一次看绝对看不懂，因为写的真的是非常的文言文哦。你看一下二十三页，什么叫当事人适格呢？法学文字的定义这样说了，所谓当事人适格指的是。 进行某项具体诉讼时，依法应具有的资格或权利义务的地位有够抽象。后面可以冒出一句话：德国法的学者又称为诉讼实施权。所以当事人适格呢，这是留日派学者的翻译，留德派的学者把它翻成诉讼实施权。不同的名词同一件事后，我们一般习惯称为当事人适格。好啊，定义看完了，真的是看不懂，太抽象。 因为二十三页第一行说，它是指呢进行某项具体诉讼时呢，应依法的应具有的资格或者权利义务的地位，实在是太抽象了。但是各位写考卷就是要写文言文，可是课堂上要翻译成白话文。二十三页这一句话呢，白话文的意思就是啊，所谓当事人适格，指的就是。 你如果成为原告或被告，侧重的是主体资格的讨论，所以翻译成白话文就是：如果你成为原告或被告的话，对这个纷争的解决有没有帮助？这就是当事人是个这个名词最原始、最粗浅的白话文解释。再讲一遍：如果你成为原告、被告，如果你当原告或被告的话。 你对这个纷争的解决有没有帮助？没有帮助的话，那你就叫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就直接驳回了。好，白话文的翻译翻给你听了，可是同学一定觉得还是很抽象。什么叫做你成为原告或被告对纷争的解决有没有帮助呢？正因为太过抽象，所以同学回到书上。 二十三页以下，书上首先帮你整理民事说法研讨会各家学者的发言。国内的学术跟实务界就是努力尝试着建构一套统一的标准，尝试着把我们刚刚讲那一套抽象的理论，有没有办法架构成一个明确的判断依据？ 让你在个案的判断上可以明确的去决定到底呢，甲有没有具有当事人资格？所以大家就努力提出学说啊。各位想也知道，因为这个名词本来就是法条没有规定的，所以一定变成学者呢学说表演的舞台。所以第一个学说叫什么实体权利归属说，第二个叫什么诉讼标的管理处分权，然后一直到呢第四个学说叫纷争管理权说。 各位，你现在好家在好，准备考试轻松很多。这些学说在民国八零年代吵得不可开交，每一个老师都有他各自独立的体系，所以你要念还真的很辛苦。书上列的还是筛选过的，只筛选四个学说。同学如果自己有看民宿研讨会的话，国内学者关于当事人事格提出的理论，至少有七个以上学说。 不过你千万不要浪费美国时间看那什么七个学说，那是你将来念研究所写报告的时候呢才用得到的。准备考试非常简单，炒了十几年，现在有通说的见解，所以你直接记通说。来，通说的见解呢，文字的说明在二十五页以下，第三个标题，当事人适格认定的现状，这些文字是供你回家复习之用。 课堂上讲解，你往后翻这几页的文字浓缩起来，翻到三十二页。各位呢，三十二页到三十三页，编者按这个体系表一样，如果尽可能的话做缩小影用哦，缩一缩贴在你的小六法旁边，将来考前复习比较快。这几页的文字浓缩起来的结论，你直接看到编者按。 我们现在当事人适格的判断已经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了，就完全依照三十二页编者按所列的一个大原则，四个例外。那这里吼同学没有第二条路，辛苦一点，你要用力的背下来，因为它本来就是法条以外，纯粹学说见解的延伸，所以你非得去背这样一套的学说理论。好，那先来看一下大原则。 当事人适格的原则是什么呢？非常简单，所以国家考试很少考了。想也知道要考定考例外。不过呢，整个学习的顺序还是带你先看原则。什么叫原则？啊原告主张自己是实体法上的权利物主体的话，那么呢，我们就认为你当事人适格。后面那句话请你画起来。以及当事人适格与否，仅以原告的声明为判断标准即可。 什么意思呢？当事人适格的原则，白话文的翻译就是：只要你敢声明你是诉讼标的的权利人，然后你敢声明被告是义务人的话，我们就先片面的依照原告声明的内容认定你当事人适格。再讲一遍，当事人适格的原则就是呢，最白话的讲法是。 你敢讲，我就算你当事人是格。什么叫你敢讲呢你只要敢说我是诉讼标的的权利人，然后被告是诉讼标的的义务人，你敢这样讲，我就先认定当事人是格。所以教科书上最常举的例子叫给付之诉，譬如说甲告乙返还借款一百万。 好，这个诉讼法律的特色是什么呢？当事人适格如何认定啊？补习班的用书都教你背一个口诀，这个口诀叫给付之诉没有当事人不适格的问题。啊，你背了半天，这句话怎么来的？为什么我们说通常给付诉讼没有当事人不适格呢？因为给付之诉只要原告甲敢声明，你敢讲你是权利人。 什么叫你敢讲啊？你敢在状纸上写我有一百万的借款债权，我是请求权人。你只要敢写自己是诉讼标的的权利人，然后敢说被告是义务人，你状纸上敢讲说被告某乙积欠你一百万，是这一百万请求权诉讼标的的债务人。你只要敢声明你是诉讼标的的权利人，对方是义务人的话。 给付之诉，我们就认定当事人是格。所以大原则非常简单，因此我们刚说国考很少考，因为实在太简单喽。只要你敢讲你是权利人，对方是义务人的话，本件诉讼就当事人是格。那至于法院调查结果认为借款债权是否存在，充其量只不过是。 本案胜败问题了。如果调查出来认为人家根本没跟你借钱，一百万债权不存在的话，充其量不过是原告某甲败诉如此而已。这就是所谓当事人适格判断的原则。单纯的以原告声明内容，那什么叫声明内容？再强调一遍，只要你敢声明你是诉讼标的的权利人，对方是义务人的话，我们就先认定你当事人适格。 好，因此在这个前提下，我们请同学书本看一下。来，请你往前翻，翻到二十六页。这个前年刚考过九八年三等书记官，真的有够罕见，考你这样的送分题。 简单归简单，当年一堆同学荡在那边。法律人有一个很奇怪的特色哦，考太难的不会，考太简单的你也不会哦，这真的很奇怪。像九八年三等书记官就标准的送分题，考你我们刚刚讲的当事人适格判断最原始的大原则。来，你看这个题目怎么问你的？ 甲主张乙把他打伤，所以诉请以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诉讼标的是一八四侵权行为。被告以抗辩说我没有打你，打你的人是丙啊。因此呢，甲呢应该改列丙为被告当事人适格才对。这是乙的抗辩。经法院审理后认定，甲真的不是乙打伤的，是丙打伤的。 所以法院居然以甲的诉讼当事人不适格为理由，判决甲败诉驳回。请问你，法院这样判对不对？第一小题十二分，答案怎么写？法院这样判当然错。 这个题目，甲之诉没有当事人不适格，法院应该是以甲本案败诉、实体败诉为理由呢，判甲败诉才对，而不是以甲的诉讼当事人不适格，为什么呢？ 考点跟黑板上一模一样，你只要是一般的诉讼，你敢讲你是权利人，对方是义务人的话，你就当事人适格了。像这个诉讼是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诉讼，甲只要敢讲我是权利人，我被打，然后被告你是打我的义务人的话，敢这样讲，当事人就适格了。至于法院调查后认为打你的人是丙，不是乙。 这个充其量只不过叫本案诉讼标的无理由不存在，是判假，本案败诉。 是实体胜败的认定与当事人适格与否的程序合法要件认定无关，这是呢九十八年三等书记官非常简单的一个考题，所以一般的诉讼当事人适格完全片面的以原告声明主张为准。那我们简单的就用九八年三等书记官的考题呢，跟各位做一个介绍。好，那你回家前再翻回三十二页。 原则很快看完之后呢，接着重点在例外。当事人适格最常考的就是这四个例外。来，这四种例外，同学先看一下文字的说明，三十二页。 切记哦，所谓的例外指的是当事人是否适格，不依原告的声明主张，而是法院要自己依职权调查某些特定事项加以判断。为什么特别强调这句话？同学，拜托你不要误会，例外你不要误会说这四种案件不需要判断当事人适格，大错特错。 以前我不特别强调，因为觉得理所当然。可是很多同学自己念文字，居然会产生误会，所以课堂上特别强调。例外指的是说，这四种类型还是要判断当事人适格了，只不过判断的标准不同，不是以原告片面声明为准，而是另外要法院职权斟酌某些特定要件。 这是我们一开始跟各位强调的，你千万不要误会说啊，例外指的是这四种案件不需要判断当事人是格不是猴，拜托你先把这个观念先理清。好，那么这四种例外呢，各位先看最简单的第一种。 各位回去前，我们就花十分钟的时间，把第一个例外的情形跟同学介绍到这边。那剩下三种呢？礼拜四再接着来看。来，第一个例外叫形成之诉，这个名词各位不陌生了。什么叫形成之诉啊？就是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是形成权。譬如说黑板上这个裁判离婚之诉，各位大一民总应该知道形成权的定义。形成权指的就是。 你那个权利行使之后，会让某一个法律关系直接产生得上变更。凡是会让某一个寄存法律关系得上变更的权利，就叫形成权。所以，实体法上的形成权，在诉讼法上提起诉讼的时候，这个诉讼类型就叫形成之诉。那离婚之诉最明显，民法亲属篇的离婚事由规定在一零五二条。 离婚这几款的事由呢，民法上称为形成权，因为一旦你有民法一零五二条的离婚事由的话，一旦你行使的结果，婚姻就直接消灭，会让某一个寄存的法律关系得上变更，所以实体法上是形成权的性质，诉讼法上就是所谓的形成之诉。同样的，典型的形成之诉呢？ 一般教科书上最常举的例子，还有分割共有物的诉讼。这个民法八百二十四条，共有物的分割请求权呢，性质上也是形成权一种，一旦行使之后，会消灭共有关系，改为单独所有。所以分割共有物之诉也是标准的形成之诉。这是一开始先把形成权、形成之诉的定义跟同学说明到这边。那接下来考试的重点来了。 形成之数为什么构成例外？同学，你念书不要死背，把理论基础听懂之后，这永远就跟着你的我国的学者怎么说啊？呼应形成之数的特色，这理论架构蛮有道理的。什么叫呼应形成之数的特色呢？诶，各位，形成之数的特色是什么？ 就是会直接让某一个法律关系得上变更，像你离婚之诉告赢了，婚姻就消灭了；分割共屋之诉告赢了，共有关系就消灭，改成单独所有。所以形成权行使的结果，形成之诉判决的结果呢，一定会让某一个既存的法律关系得上变更。那么这个效果呢？ 学说认为呢，效力很强大，因为你会直接让某一个寄存的关系得上变更，而且呢，这个得上变更的结果还有对世效。各位大三一定背过这个理论，形成判决对世效原则。什么叫对世效原则啊？ 翻译成白话文就是，那个德上变更的结果对任何社会上不特定的第三人都有效力，任何不特定的第三人都要受其拘束。所以，离婚诉讼打赢了，假夫乙妻的婚姻就消灭。这个婚姻消灭的结果，不只对假夫乙妻发生。 社会上任何不特定第三人都不能做相反主张。你们离婚诉讼打赢了，婚姻就消灭，就不是配偶关系了，不是配偶关系这样的结果对任何社会上第三人都有效力。你们对任何社会上第三人都能主张单身，不再具有夫妻关系，这就是所谓形成判决的对时效。因此，学说理论话锋一转。 形成权形成之诉有对视效这么强大的效力，因此我们要在理论上认为，这么强大的对视效果呢，本质上不应该让任何第三人都能任意提起。因为如果任何第三人都能任意提起形成之诉，会天下大乱，那变成会严重的破坏法律关系安定性。 所以理论的前提在这边不无几分道理啊！你形成判决告出去，威力这么强大，对事效直接产生呢法律关系得上变更，不止直接得上变更，还强迫所有不特定第三人都要受其拘束，这么强大的效力。 如果随便每一个阿猫阿狗都能告，像如果随便每一个阿猫阿狗都能告离婚，随便哪一个阿猫阿狗都能告分割共物之诉的话，会破坏寄存法律关系的安定。因此，回到你大一、你总念的理论，你一定还记得，点一下机就回来了。所有的形成权，实体法上有一个基本架构，什么架构呢？形成权的主体。 一定要法律明文规定，所以各位你回想一下，或者你直接翻小六法，哎，黑板上这两个例子，正是典型的民法跟民诉的理论相互呼应。什么意思啊？形成权的效果这么大，形成之诉效力这么强，所以我们在法律制度的设计就是不准任意第三人率而为之。 能够行使形成权主体资格之人，一定要法律明文规定。只有实体法、成文法明文规定的形成权主体，你才有资格行使这个权利。因此，离婚诉讼，民法一、二怎么讲？夫妻的一方才能提离婚之诉，只有夫妻才能成为形成权的主体。 分割共物之诉，民法物权篇八二四条，怎么讲？共有人之一才能提起分割共物之诉，所以只有你本身是共有人的身份，你才有资格行使共有物分割这个形成权。所以民法上、实体法上形成权主体有明文规定，所以投影到诉讼法上，能够打形成之诉的主体。 一定要法律有明文规定，因此呢，理论的架构回到书上三十二页，例外的第一种情形，我们书上文字怎么讲呢如果今天法官收到一个案件是形成之诉的话，形成之诉当事人适格的判断标准就是，法院要依职权调查。 原告、被告是否为实体法上或者诉讼法上所规定的合法形成权主体，不以原告片面声明的为准。什么意思啊？像分割购物之诉。 分割共物之诉，原告甲乙一定主张我们四个人都是共有人，但是你讲你的，因为形成之诉的特色就是当事人是隔法院依职权调查，调查什么东西？调查你们是不是成文法所规定的合法形成权主体？这个是依职权调查事项，不受当事人片面声明陈述的拘束。 所以你是法官，收到一个分割共物之诉，纵然当事人天花乱坠写说我们四个都是共有人，但是你可以依职权调阅土地登记成本，那土地登记成本上面明明就没有甲的份，甲你从头到尾都不是这一块土地的共有人，你凭什么浑水摸鱼成为原告打这个分割共物之诉？所以对甲的部分直接以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驳回。 某甲之诉，这个诉讼只由乙、丙、丁继续进行。同样的道理也是，离婚之诉，各位现在知道怎么样去过滤筛选呢收到黑板上这个案件呢？A 呢？ 自己表明自己是第三人，或者法院依职权调查，A 根本就不是夫妻的一方。那你不是人家夫妻的一方，你还成为原告打这个离婚诉讼，明显抵触《民法一零五二条》关于离婚形成权主体资格的规定。所以这一种呢，形成权主体资格的欠缺，性质上无法补正，无法补正的直接就程序不合法。 当事人不适格为理由，程序不合法，驳回这个离婚诉讼。所以加上这个理论之后。 黑板上第一种情形就可以充分达到过滤筛选机制，我们就不用怕邻居、第三人来闹场莫名其妙打一个离婚诉讼，因为只要你是形成之诉，你不具备民法上的形成权主体资格的话，纵然当事人未抗辩，法院也可以依职权调查，只要职权调查后发现你欠缺当事人适格、形成权主体资格的话。 直接以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那么这是呢关于第一个例外形成之诉，我们简单跟同学做的说明。好，各位回家前麻烦你补充在三十二页空白旁边形成之诉后最典型的国家考题呢？他在考同学一个观念，来这个观念就是呢，请你分清楚。 形成权主体资格跟形成权构成要件的一个不同，所以请你注记一下，什么叫形成权的主体资格跟形成权的构成要件是不同的呢？那么这样的一个内容呢？ 详细的文字说明在各位书上的二十九页到三十页。那么二十九页到三十页呢，细部文字有一个形成之术当事人适格的判断，把这个文字转换成实例。各位注记在三十页编者案旁边。那你回去前就把这个例题呢稍微了解一下，作为今天课程的一个结束。比如说啊，题目这样考你。 甲告乙告一个裁判离婚之诉，够简单的一个案例事实。好，那你回答我下列两个小题，这是我们把国考题目呢一字不差、原封不动的摆上来。 学抓真点的功夫够不够？一个离婚诉讼呢，二十五分，第一小题十二分，问你这个离婚诉讼，法院调查后发现甲乙根本不具有夫妻关系，请问你第一小题十二分，法院应如何处理本案？第二小题，法院调查后发现。 太太根本没有所谓在外面更加通奸的事由，因为丈夫是以通奸民法第二条第一项第二款为理由诉请离婚，啊，法院审理后认为太太很乖，根本没有在外通奸的事实，啊，请问你这种情形下又应该如何处理本件诉讼？各位，你回答我考点在哪里？考题上把关键点出来。 第一个问法，法院调查发现甲乙非夫妻，他就是在考你呢。这个叫形成权的主体资格欠缺。法院呢职权调查后发现，当事人的形成权主体资格欠缺，因为离婚之诉民法成文法的规定是。 夫或妻其中一方才能成为原告或被告，所以呢，如果你们根本不是夫妻，那就代表根本不符合民法一五二条所规定的离婚这个形成权形成诉讼主体资格的一个限制。这时候呢，形成权主体资格欠缺，法律的效果叫当事人不适格，程序不合法，驳回。 来，相反的，如果是第二小题，占十三分。法院调查发现，你们确实是夫妻，但是老婆很乖，并没有你所指称的通奸的事由。这种情形，法律上的专有名词概念叫形成权构成要件的欠缺。 因为你本案诉讼主张的形成权诉讼标的是第二款的通奸为理由，可是调查发现没有啊，老婆很乖。形成权诉讼标的的构成要件事实欠缺，法律效果是原告甲本案败诉。这不是程序不合法的问题，这是实质胜败审理的问题。 本案诉讼标的主张的权利物是否存在，是否胜败诉的一个认定。那么既然构成要件不具备，法律效果是本案直接判原告假败诉。这就是呢第一个形成之诉当事人适格判断例外呢，整个基本架构游戏规则的观念，我们就跟同学说明到边。 好，那四个类型，今天时间的关系，先看第一个形成之术的判断游戏规则，剩下的确认之术，固有必要，还有诉讼担当相关的衍生类型呢，我们留到比赛四的时间再接着来看。好，那今天课程就先进行到这边。